锵锵三人行，今天又婷又来色诱和尚。 <laughs> 哎，我觉得又婷特别配合我们话题。你看这个上一集讲婚礼的时候，他就穿上一个黑寡妇的一个 <laughs> 黑纱礼服，表达我的我对这个世纪婚礼的抗议。没错，今天我们要讲胸部了，他呢就不穿裤子来了。 <laughs> 没没没腿啊，没腿啊，对吧对吧？哎，这个最近为什么我说要讲胸部？在网上。 引起了热议啊！这个广西南宁 <clears throat> 一家整形医院，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咱们当然不能放那视频呢，这一个截屏的，就是这个照片啊，正在做胸部整形的手术。是这家医院呢，就把这个手术的过程在网上直播。虽然关键部位是打了马赛克，但是说是赤裸程度也是引起争议。呃，而且而且问题在于，有些人说你这个医院有点炫耀，嗯，整胸，因为呢。 <clears throat> 动手术的这个人本人在手术之前还要谈感想，跟咱做节目似的啊，请你谈谈怎么怎么怎么啊，医生也要讲讲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据医院的解释啊，就是说我们这是科普嘛，这就是很好的对全民的科普知识教育。但是呢。 就众说纷纭，哎，你你你，我自己跑过医疗新闻，其实我看这个新闻说，我倒没有觉得那么大惊小怪，或者是有伤大雅。我觉得这对病人，如果我们就真的是医学角度来看，对这位病人反而是有保障的，因为你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可以被公众所检视的嘛。所以其实是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提高民众对这个医院的信任度。你都提醒了我呀，要是我动手术，我要求直播。是他们肯定不敢不负责任，对吗？是啊，因为你有有有影片为证，然后另外呢，就所有的医生也都在看着，他可以重复被检阅，你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在我的胸部里面啊？当初是不是说盐水袋？最后你放了不合法的细胶等等？我觉得这是好事。啊。所以其实你知道，很多西方医院他们在做一些重要的手术的时候。 都会应家属或者院方的要求会录影，这个录影是为了预防将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的证据。对，而且现在西方医院呢，我现在看很多影集，他们甚至用微博直播。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肠子第几段到第几段切掉了，但是发生了什么大出血怎么办？ 及时的许多医院甚至可以同时给予打给予这个在 Twitter 上面给意见说或许你可以做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保障病人的这个手术结果更加完善。这还真是，你看前一阵外国不是有一新闻你看到吗？说是一个麻醉的护士，嗯，这麻醉的护士怎么着是吸毒还是怎么着？他把那麻醉药都偷吃了还是自己弄了？结果真麻醉的时候啊是药量不足啊还是怎么回事啊？那人就给升汤啊动那个肾的那个手术啊那个病人呐都好那的感受啊。 他就是说割肾呐，他说我的感觉就像一根长的钢针扎在这个肾里的这个，等于是跟生汤了一回啊！哎呦，我还在前几天看了个电影，看了个电影讲是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是在十万人还是百万人当中会有几个个案，会有这个概率叫做麻醉无效。 哦，是有人说，如果你平常喝太多的酒，或者是有些人天生体质就是不管，那有些人说你喝太多酒，你对酒精其实太习惯的话，其实那个麻醉药剂可能对你来说剂量必必须要再高一些些，才有可能。他这个电影里讲无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你呀一动都不能动，对，是，但是你神志完全清醒，对，医生也不知道，你表达不出来，就哗哗哗就给你，哎呦我去，学这。但也有一些宗教是有规定用麻药。 嗯，比如说有某些的佛教的教派里面，传承里面是觉得用麻药是让人神志不清醒，不能正念不太好，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法师啊，他在真的要动手术的时候，他是要求不下麻药的。哎呦喂，那那那时候就靠修为了，就靠你平常修定。 你能不能够进入一个很深的定的状态，那就不会痛。文道的目标啊，真的，带 <laughs> 进到这种地步。对，不过咱们还是给文道聊聊和尚最不爱聊的问题，我聊聊胸部。 <laughs> 哎，文道，我问我问你一个打岔的问题啊，你这个修佛以来啊，这个是禁欲对吧？也不能说是禁欲，但是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但是会不会你就你现在我你见到这个漂亮女性？ 你没什么感觉，还是很讨厌，还是会什么样的？也不会很讨厌，就是很漂亮的女孩了，就是这样。但也不会，但问题是你看到漂亮，不是邪念，而是占有。比如说，你看到漂亮的风景，你总不会觉得说我要占有这片风景吧？你看到一个漂亮的，比如说故宫很漂亮，你会不会想说我得当它主人？你不会这么想吧？对，看看就够了。 是吧？变故宫文物了，就是这样的。 <laughs> 哎，你还真的说是你像那你说现在很多这个女性，哎，又又又婷，这你了解啊？嗯，那天咱们讲啊，连那个威廉王子的那个未婚妻啊，现在说嫌婚礼上她都要整容十五万美金，也包括整整胸吧？ 十五万美金恐怕整不到胸吧？哎，这事儿你能这么对吗？因为，我也，因为你刚，因为我们说他还要打点玻尿酸什么，我想他只是微整啊，应该是不至于到整胸。微整做出来的都是微整，玻尿酸是什么？微整型玻尿酸就是你把这个你下面这个眼袋，有时候因为人的那个呃蛋白质会随着你的年龄啊被吸收，所以你会有皱纹出来，皮肤的弹性就没那么好。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玻尿酸的东西，可以充填在你这个细纹里面，就可以把你的细纹填充。 充起来，那它其实就是从你的人的提，就是这种蛋白质提炼出来再打回去，所以它是会在一两年之内再被吸收而无害的。但是你在一两年之内，你就可以先把你岁月痕迹暂时的给给填补回来。所以现在是最流行叫微整形，因为它是一个午休时间，我们甚至叫在日本甚至叫午休整形，你就是一个一个三十分钟睡觉。 午休的时间，你偷跑出去打一下，回来没有人知道，或大家只觉得哎，你精神变好了，但不知道你其实是去打了一个这个。那还有一些是肉毒杆菌啊，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常知道的。但肉毒杆菌比较危险，不过玻尿酸现在是太多人在打了。你是打的哪一种？ <laughs> 我没有。 <laughs> 你看我这眼袋这么深，好吗？ <laughs> 就很深。就是你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个太难的选择，就是说你要你你你就是说你为你不觉得你哪需要整整？现我觉得不需要。你看我现在就被人家说太小。 所以我现在倒觉得太少，太小，太小，什么都 <laughs> 小，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哎，我对自己，对，因那你会，可能我也跑太多这种新闻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风险，而且我觉得该怎么样就是真的是父母给你怎么样，可能我可能我都已经可以做主持人，我就应该要满足了，不要再太追求这个怎么讲，钻牛角尖到那个极致。为什么你哎？你说这个胸部，你说很多女人哈。 女人也是觉得越大越好吗？我不觉得，我觉得女生觉得应该是说穿衣服要有曲线很重要，所以通常在我们以我以前跑医疗新闻都是什么 A 罩杯，真的是大家被笑成平的时候，她才有这个动念，说我真的要去把它变得比较大，不然通常不会有女生想要去。因为太大很不方便。很不方便的，对很多女人来讲，比如说大的话，呃，是是是个负担，碍事儿的，对，而且是对腰也不好。 太大的女人的话，她会腰会累会痛，没错。我是见过一个，就是中俄。 混血的这么一个女的，然后跟我聊天，我就觉得哎呀，这刚才怎么说？ <laughs> 她说她说啊，她说这个这个胸部大了也不好，因为她自己就比较有优势嘛。我说怎么不好啊？她说我打高尔夫球啊，不不不方便。嗯，明白吧？挥杆了，挥杆，她过不去，挥杆，她过不去，她过不去 <laughs> 啊！这这对，而且球打哪去了？我我以前还见过一些办公室上开会啊，有的女人啊，她开会的时候，她要把胸。 放在桌子上，不会吧？对，因为那是对他来讲，那是一个暂时的休憩状态。要 <laughs> 不然平常很累。以前我们有一个身材很好在台湾的主持女主播，她要播气象，你知道她播气象，我们要找卫星云图嘛？他们就说她一转身，台湾就不见了。 <laughs> 台湾太小，她一转身。 最后他只能播新闻，不能播其他。 <laughs> 哎，你说，所以说台湾跟巨乳有缘。 <laughs> 我怎么看着最近有一新闻？你说不是台湾的，我觉得好像我看到，我忘忘了是哪儿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有一个著名的巨乳女星，是去节目上表演，就是跟那个蟒蛇呀去蛇吻，舌舌吻，但是发生意外。我他们我们这宋星还找到了这个视频，这个蛇呀咬了他的。 巨乳，你要发生了这个意外被拍下来，但是我必须跟这个家庭观众要提醒啊，这个画面可能会引起诸位这个不安，对吧？大家不想看就别看，但是呢，可以看看，看一看。喂喂哇！怎么了？啊！他还子他弟弟，我这里，兔子兔子兔子兔是的节 有有哦不不是是台湾新闻播的，是台湾不不不是在台湾。被咬一下，大家想说这个女明星怎么办？就后来他们说，就是结果是蛇死了，蛇死了，真的蛇蛇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隆乳的里面是细胶，是。 细胶是不能吃的，这个蛇 <laughs> 吃下去以后，蛇蛇而蛇被细胶毒死，这不是 <laughs> 毒死，这应该是塞住了气管或者是咽喉，呛死，呛死， <laughs> 消化不了，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又婷，至少你不用担心蟒蛇的问题。 <laughs> 不能担心，不用担心。对，因为你想想看，这完成了很多男人的梦想，是不是？被巨乳呛死， <laughs> 呛死，这是很多男人的梦想吗？不是，很多男人想的就是死法最好是马上疯啊，或者那马上疯，你可以仔细分解它，有好几种类型的马上疯吧。哦，所以被巨乳呛死也算某种类型马上疯吧。是吗？在一个就是，没有，那绝魂的地方，那那那那绝对，溺水而亡，溺焦而亡，溺焦而亡。对，而且我跟你。 讲又停啊！其实你何以见得？就说你更需要完善？你的身材很好啊，是是，这你看什么标准说呢？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呃，可能因为我比较偏瘦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比较不会是被。 被怎么讲？被批评的，对，但是也是因为你本来就瘦，所以又加上我要做电视，我更不允许自己胖。那个胖是这种锱铢必较，就是虽然大家有时候听我讲很讨厌，说朱秀婷你会在喊胖，但是那个镜头太现实，现在十六比九，天呐，每个人都被拉拉宽了。我觉得未来啊，对女人是灾难，又十六比九拉宽了吧，又高清上来了。 以后你的脸上一个小痘痘可都看得见的。不过可是今年潮流变了吧？好像今年的整个时装潮流开始，比如说模特不再流行瘦了，哎，都男人的话开始流行那种很挥舞的体格，女性跟那种丰满的身材也都回来了。对，主要因为太瘦，在这个每年时装周走的时候，其实法法国呃街头都会很多人在抗议，觉得说你们在标榜鼓吹一种太瘦的风潮，会有很多女生会干脆不吃饭，厌食。对，那他们。 就觉得模特儿反而不应该怎么瘦。我有的照片就是你说的那个，我有一个模特儿，最后是厌食症嘛。但是第一个是他呀，后两个可不是他。就是说，也有你看世界上可以说瘦到这个为美，我们来看看，就说这个欧欧洲的模特，这是得厌食症那个，是是是啊，模特啊，你再看下面，他们刚开始都只是几十，要瘦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模特，你再看下面啊。 他们其实不是以此为美，而是而是到了后来演变成厌食症，变成这样，这等于是他们知道自己差不多不久于人世了。然后那摄影师来拍这个，其实是有点警示作用的，你知道吗？因为过去几年一直有很大的争论，包括男人也是。你比如说像前几年迪奥男装那个设计师设计的都是非常纤瘦。 签售到到那个号称时装界老佛爷的那个 c a r l a g v i l l e 嗯，他就身体比较壮，然后他就特别要节食，为了要去穿那个衣服，嗯，那过去几年实在太病态了，我想。但是你看啊，我有两个，就是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放纵自己的体重。是，你是可以放纵的，一半美国人好像都挺放纵，都很放纵，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儿，你就让他这么吃嘛，麦当劳这么吃，吃个吃个大胖子。我们亲戚家孩子就这样，他那么胖。 完全无法挽回，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两边看，我现在发现呢，有有些人可能是没办法喝凉水都胖，那么那个咱们不说那是健康的，但是也有一种人呢，有些时候我我你别说我自己啊，我是会胖的人，我我因为我的遗传，我本来会会比现在很胖，嗯，但是我也很感谢我的这份工作，我觉得这是就是说自律一点，是要自律，就是要自律，吃少一点，你没必要吃那么多。 然后呢，你要跑步，你看着自己，因为你有个镜子嘛，你慢慢胖了。我觉得我自己要都把我自己搞那么胖，我觉得就是堕落，或者说呃没有职业道德。当然我也不以形象被观众，但是我自个儿觉得吧， <laughs> 就是你没什么出息，你把自己搞成了大胖子，对健康也不好了。不过你讲的这点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原理出来，就肥胖这个东西为什么在现代被认为特别不好啊？其中一个理由是道德的理由。 这恰恰很多，比如说你随便你像你刚才讲的，你说你觉得自己胖就是不道德嘛，不节制自己嘛，呃，我觉得没有堕落嘛，对不对？ <laughs> 但你们想过，平常我们看到一个胖人的时候，我们的联想是什么？往往就是这人很懒，嗯，这人一定贪睡、贪吃、笨拙、不努力、不上进。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把胖的体型跟这几种的行为或性格连起来啊？其中一个理由呢，据有些学者说，是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倡的是什么呢？提倡是个人的美德都是要自律、高度的纪律、高度的能够把握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市场机器最好的工作人员。那一个胖的人就给人显示出来，他连自己的欲望都管不好。 他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那他怎么可能做得好工作呢？所以一个胖的人就被认为是个比较懒惰的人，不节制的人，会会偷懒、会偷睡、偷吃的人。那可是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在中国朝代，我们最著名、知道、最欣赏胖的时候，就是唐朝。那唐朝是个盛世啊， <laughs> 所以呢，对啊，唐朝是个盛世，所以显然这个理论，那是那是现代嘛？但是问题是，唐朝的时候是贵族才能胖啊。 你一般打工做苦力的人，你哪能胖？现在年代胖是贵贵族才瘦呢。对啊， <laughs> 劳动人民都是大胖子，对啊，因为那个年代，你想想看，是不干事的人才能养胖。以前胖为被人认为是美，是因为要显示他不用做事，嗯，为了显示他悠闲，哦，原来，哎，这所以啊，你看，他就说这不同年代，我还可以给你看两张照片，也挺有意思。咱们这导演给放放，就是你说这个女的。 赛金花，这是一代名妓啊，对吧？赛金花这就叫美了。这这今天大街上看 <laughs> 是吧？再看下边，你看到了邢燕子，这另一个中国的年代，哎，这种皮肤黝黑的这种女的，哎叫叫美。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到底该怎么看美？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对，就像你说，到底怎么看美？到底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美的标准是比较男性决定？ 还是女性决定，显然还是你们男性决定啊！女为悦己者容，所以你应该不是问我，而是我要问你们说，怎么会喜欢瘦的人呢？为什么不喜欢胖的女生呢？这是因为这这个标准显然还是男性雄性在决定，是吧？呃，所以还是对是是呃，但是呢，还有一点啊，我就觉得啊，好比说我自己要是嗯，有我我我我我经常胖啊，是吧？ 我一胖了呀，我出去都觉得自己是个 non t 你知道吗？我出去自卑，我就不不讨厌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很很没意思。但是我瘦的时候，哎，我出去我就觉得有自信，这是不是像女人一样？ <laughs> 不知道，这就是刚才我说那种伦理观念已经深入你的骨髓了， <laughs> 对不对？我有罪，你有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又婷，你女的要跟女的之间，哎，女的能准确的知道女的好看还是难看吗？ 呃，应该是可以的吧？大概几个标准，眼睛大不大啦？就是还有身材是最主要，而且所有女生在一起啊，一定谈就是我要 <laughs> 男人以外身材一定谈的，我们一定会互相说啊，我又胖啦，就是你知道你一句我一句，这是每次下午茶必备，不管这些女生到底胖胖不胖。而且你刚刚说的胖已经都不是我们在医学上规定的胖了，我介于医学上 B M I 值规定我的标准体重，我整整差十。 公斤啊，然后我那我说，我们跟医生说，如果我真的达到你说的 BMI 值的话，我这工作也不用做了。 <laughs> 所以这是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件事。我的这个审美标准啊，是你看，我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发展快，这近几十年来啊，我也变得特别快。因为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啊，我是喜欢丰乳肥臀的，就是说。 还是那种所谓就丰满型的，恨不得那古希腊雕像那玩意儿好好，对吧？那就明显小时候没见过肉的， <laughs> <laughs> 没错，没见过就看到没有就特高兴，口水都出来了。没错没错，觉得哎呀就是那样的事情，安全、性感呐，或者什么安全感是不怪？爆了安全，对，反正到后来呢，你看这些年来。 我就发现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变化，嗯，那种丰乳肥臀的我有点不太能受不了接受了，口味太重了。我现在地震的时候抱停这个方向，地震的时候，现在觉得地震的时候又停这种不会压死你。 <laughs> 哎，就是你看这个审美观呐，就光不就在我这一生之内，就在悄悄的。 发生发生演变，没错啊，没错。所以可见，我们所谓的美是个多么不靠谱的东西啊！嗯，就你刚刚问说，佛家是怎么来看美的东西？佛教徒也是人，包括佛陀也是人。人不是禽兽，不是草木，不是不是禽兽，而不是草木，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没有一个感官判断。对。但是我们要了解清楚的是，一切我们感官上的判断都是不停在变化。没错，它没有本质，包括美。 哎，尤其是人，我们判断一个人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好看，难道不也是一直在变？你别说女人，你先看男人。记得以前看小说，中国小说里面的所谓美男子，嗯，不都是弱不禁风哦，皮肤白皙，皮肤白皙，对，然后基本上是得了地中海贫血的那种状态， <laughs> 对不对？然后是双手无缚鸡之力。你想想，把一个这样的男人挪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那女人会说他是美男是吗？出局。你现在觉得什么是美男？ 要阳光一点，皮肤黝黑，要健康的感觉，就是太过瘦，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跟你讲啊，我发现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东西啊，你还真是就是你眼睁睁的能够体会到。所以是谁啊？萧伯达就讲过一句话，说这个爱情的作用就是夸大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区别。嗯，就是你其实啊，当这个爱情消散的时候啊。 你就发现哦， <laughs> 其实长得挺一般，是吧？ <laughs> 那他为什么当时就觉得这么样的美呀？哎呦，简直是身上每一寸都是发着光。对，你不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男生、男孩子都经必经的阶段吗？所有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呃，中学的时候特别暗恋的一个班上，觉得是校花、班花，然后多年之后在路上碰到，觉得。 后悔莫及， <laughs> 然后或者是非常的庆幸。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